感谢神，我们又平平安安的度过了一周的时间。啊！神的保守，神的看顾，神的同在。啊！我们一同来到他面前，就是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学习他的话语。哈，他的话语呢，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在人生当中，啊，越学习神的话语，就能够越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越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计划。 啊，所以说神的话就是在我的心中的话，就是对我说的，也是我们生活的方向和指针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有神的话陪伴，这叫灵粮，我们一定要吃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一个主日的主日学，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罗马书哈，这罗马书我们知道是。 最丰富的圣经里面内容最丰富的，也是让我们连接新旧约圣经的一个一个最重要的一部书。所以有些人呢读罗马书的时候啊，不太明白，哎，许多立法的问题、罪的问题什么？其实呢，很多的圣经学者、很多的神学家都把这个这个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啊。 啊，看作是保罗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啊，那加尔文就说，呃，罗马书是新旧约圣经奥秘的一扇门，啊，从这个门进去，你就哦，原来是那的奥秘是这样的啊，那个马丁路德也说，认为这个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哈，他说。 罗马书的福音呢，是最纯正的福音。其实，罗马书呢，给我们带来的是福音，但是罗马书给我们带来的福音的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得救的条件，叫什么？因信称义啊！罗马书，我再说一遍啊，给我们带来的是神的福音。 这个福音的最重要得救的条件是什么呢？因信称义啊！你要把这两个八个这个这个神的福音加上这个因信称义八个字把它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把作为你的纲要，那你就明白好多事情哈，因为它太丰富了。我们知道罗马书回答了，不但是我们今天心灵深处的问题，也回答了。 过去在旧约时代，先圣先贤的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像，啊约伯啊约伯呢就在有一句话，他说谁能就是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义呢？啊，人在神面前怎么才能称义呢？啊，这个问题呢，在罗马书，啊就回答了啊，就是他说 How can mere mortals prove their innocence before God？ 那么，罗马书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说呢，就是人没有办法，但是呢，如果不是神自己设立的救恩，人是没有办法成义的啊。就是因为神的救恩，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了。那神的救恩是什么？啊，神的救恩是什么？ 我们在神面前有了神的救恩，我们被称为义人了。那神的救恩是什么呢？神的救恩就是上帝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担任了我们所有人的罪，然后死了，埋葬了，复活了。然后所有在上帝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的人都可以罪得赦免，被称为义。 然后还有随同复活，最终得到永远的生命。我说的这些，这叫做什么？神的救恩，啊，神的救恩。所以神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一人，啊，成为一人。啊，那么可能多年来很多一直困惑、很多信徒的问题啊，都是这。他很多问题，他说。 在旧约当中，神颁布了律法，对吧？要人遵守。但是呢，到了新约时代了，耶稣来了，给我们担代了罪了。那我们他他用他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成圣称义了。到底新约时代的信徒应不应该继续的遵守律法？这是很多人的困惑，对吧？哎，或者说，如果不应该的话。 那为什么上帝在旧约时代要颁布律法？啊，到底新约时代的信徒和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啊，这是很多人的困惑啊。所以我就想，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学习罗马书的这个哲学，然后借着讲台，我们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搞清楚，我们好去和别人去讲啊。我讲的问题就是信徒与律法，the believers。 的劳苦，我们先请弟兄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堂，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崇拜，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悦纳，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就是虔诚的服侍你，呃，虚心的受教，然后呢，听取你的教导。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以下的光阴，就是你已经恩待了我们以上的光阴。你的使者在我们四面安营，保守看顾我们，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人们求阿门。第一点啊，事与愿违，苦难当，suffering by things to 啊，go contrary to our wishes 哈。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到底应不应该遵守律法？ 这个问题啊，到底上帝的律法在新约时代是不是已经被废除了？啊，首先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上帝的律法在新约时代是不是被废除了？回答是什么？没有，上帝的律法万代长存啊，永远也不会被废除。 答案出来了啊！永远不会背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话语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的话语立定在天，直到永远。是那有这句话吧？哎，上帝的话语立定在天，直到永远啊！那你说？ 也许有人心里想了，我们已经是生活在这个新约时代了啊，耶稣来了，律法不就被废除了吗？啊，要不耶稣来干什么呢？哈，但是呢，耶稣呢，知道我们今天有个问题，他事先呢就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哈，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 就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莫想我来是要什么？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第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什么？成全。”耶稣给我们回答的非常的详细啊，非常的肯定。 啊，永远不会废除，啊，until everything is accomplished，啊，直到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成全了，啊，所以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啊，啊，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了，律法永远不能被废除，啊，为什么？因为律法是上帝的话语。 刚才我说了，在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立定在天，直到永远啊啊！这是 The word of the Lord will uh, is eternal and it stands firm in the heavens uh, and ever.所以。 上帝的话语立定在天，直到永远啊！直到天地都废去了，上帝的话也不能被废去啊！啊，这本圣经，它的妙处、它的高贵之处、它的珍贵之处就在这里啊！所以，那你说，上帝的话语，律法是上帝的话语，那么律法是邪恶的吗？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立法是什么？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啊！那我们信徒怎么来对待立法呢？这是关键问题了哈！哎，关键问题在这里了。啊，今天我讲主日学，我谈到了这个这个安息日会是吧？呃，那其实呢，我们有许多的人不是说安息日会，但自己呢，就很多时候呢，就陷入了律法主义当中了啊。 到底信徒如何对待律法啊？应不应该遵守律法呢？应不应该？应该还是不应该？嗯？同意应该的举手。啊，同意不应该的举手。啊，那还是应该的多哈，那就应该啊。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哈？ <laughs> 上帝的话语哪能不遵守呢？啊，那。 我们基督徒能不能遵守律法？能的举手，不能的举手。那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哈，那不用讲了，就是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哈。我们应该遵守律法，但是我们又什么？不能够遵守律法，这就是矛盾所在啊。你说，如果基督徒不能够遵守律法？ 是不是也会像世人一样，要接受上帝的审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啊，认真听我今天讲的。虽然咱们人数少，好多人不在啊，听的人有福了啊哈。问的关键在于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遵守律法，我们是不是要像世人一样接受神的审判？是这个意思哈，嗯。 我讲的时候呢，大家听听着啊，这里边有很多的神的给我们要说的话哈，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都可能都已经麻木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生活在一个违反律法、反对律法。 然后呢，是一个是个是个不受约束的时代，对吧？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想杀人杀人。我看昨天又有一个在那个肯尼迪机场，那个纽约是吧？又拿车给这这个撞了两个是三个那个就是，两个是三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机场的警察，撞完就跑了，还没逮着好像是啊，就拿着车撞人，好像拿刀儿戏了是吧？哎，不但是这样，哎，这个这个。 你机枪了，拿机枪扫射，他也不认识还扫人啊！ <laughs> 这这是个什么时代？大家想一想，是吧？你从每天从网络、从电视、从报刊杂志、新闻中看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噩噩耗啊！你比如说，他就是我家里人，他被撞死了，你我心里怎么想啊？对吧？他又不是我的仇人，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哎，这到了一个，好像是人们对这种事情发生，每天好像都发生，就见怪不怪，了，麻木不仁了，对吧？其实呢，这个时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个警告、警觉、警铃，主真的快来了，因为呢，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他就是无缘无故的让人起恨，去杀无缘无故的人，啊，innocent 是吧？那。 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来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无律法主义的罪恶的时代，基督徒怎样来对待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世人一样，啊，随流逝去呢？不是，绝对不可以哈。那其实耶稣给我们说的，他说，不但没有律法，不不但没有。 被废除，而且呢，他要成全律法。他成全律法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们不是不遵守律法，我们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比旧约的律法更严格的律法。哎，这是当基督徒时不是说很容易的哈。耶稣给我们带来比，我举几个例子吧啊，就是说不可杀人。 杀人就偿命，对吧？耶稣说什么？ <laughs> 你恨人就杀人，对吧？那那那那比那旧约律法厉害多了。你心里面恨那个，然后恨死他了，那你人把他杀了，是吧？哎，然后呢，你向弟兄发怒的，难免审判啊，接受审判。哎，就是说什么你你要向弟兄杀这个发怒啊，骂他是什么拉拉甲，那就是难免地狱的火，是吧？嗯。 旧约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新约说什么？有人打你的右脸呢，左脸转过来还打一下啊？不是打一下，不要打几下的哈？这厉害吧？这比旧约厉害多了。以眼还眼，他打了以后再再打，就说明我不能还，不但不能还，你心里边还不能恨他，你还得给他什么祝福是吧？ 咒诅你的，你给他祝福。呃，这 <laughs> 耶稣给你们带来的是更严格的律法啊。那耶稣说：“那你说，你耶稣，我做不了，主耶稣，我做不了这些事情。”那耶稣就说，对不起，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是完全人。耶稣说的，如果你不这样，但是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做到什么地步？你们要完全像谁一样？ 像你们天赋一样，谁能做到的举手？我不敢举哈。 <laughs> 耶稣带来的是更严格的啊，要求更高了啊。其实呢，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啊，刚才我们读的哈，罗马书第。 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哈，我们再打开《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哈，我们读的时候看看他怎么说的哈。 <coughs> 《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其一，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这几天圣经当中啊哈，你要是不仔细读的话呢，你让他给绕进去了是吧哈？ <laughs> 这个这个名词太多哈，什么什么我里头我外头肉体中善与恶啊，然后呢还有什么罪与律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嗯。 到底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万物体之中没有良善，你 <clears throat> 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到底我这个觉得有个律，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是什么意思？是这个律到底是什么律啊？为什么还有个律啊？这个律的在我心中还交代打仗啊？ 到底我喜欢神的律的时候，反而却有什么？却会犯罪？神的律不是让我犯罪啊？我为什么去犯罪呢？这保罗在这儿去刺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为什么保罗说‘我苦啊’啊？他不是生活苦，他里边的征战苦啊！我告诉你这个呢。” 好多的神学家呢有两派啊，一派说是保罗自己，一派说是所有的信徒加上保罗，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呢我真是苦啊，就是说这里边好多我我的，你看哈，嗯，一派第一派说是保罗自己，第二派是保罗代表所有的信徒加上保罗在内。 同意哪一派？第二派哈，哎，第二派。所有的圣经都是对我们现实的人说的啊，现实人说。的。那到底啊，保罗为什么说我苦？那这就是我这个题目，我的大纲叫“事与愿违，苦难当”了啊。这确实，我想做，但是呢，事与愿违。 哎，就是说，因为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主日学说了什么来着？哎，就是说叫你知罪，就是定罪。律法就告诉你你有罪了。啊，这是立法的功用。立法的功用让人知道罪，然后呢，他没完事儿呢。 律法让你知道罪后，然后判你死刑，完事儿了。律法说好，万事大吉，这是律法啊。所以说他苦就苦在这里，让你知道罪后没有办法来解决，让你领受咒诅，然后刑罚，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遵守律法，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遵守，因为耶稣说你要守遵守全律法啊。 所有的立法都遵守，但是只在一条上啊，犯罪，那就是违反了重律法，是吧？对，所以没有办法。立法的存在是干什么呢？啊，这真听，立法的存在就是让我犯罪的时候啊来约束我的。我再说一遍啊，立法就是刚才我们知道，立法功用是让人治罪。 啊，然后让人知道有罪了，然后给你定罪，定完罪以后呢，然后你判刑，判什么刑？判死刑，啊，人就死了。人死的原因就是这个哈，哎，那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所有的结果，所有的人都要死，死在律法以下。律法的存在就是约束犯罪人的自由的。我再说一遍。 律法的存在就是约束犯罪的人的自由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犯罪，马上立法就定我们的罪了啊。那我们啊，我们是不是自由人？我们也是，也不是啊。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是不是自由的？是。我们是不是自由的？不是啊。哎，这个话说来说去，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有犯罪的自由；我们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laughs> 哈哈，这答案出来了。所以说，这就为什么啊？我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哈。那保罗所以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愿意，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 我所恨不得，我倒去做，就是说，当我自由犯罪的时候，结果呢，却是必定很不自由的被律法给套住了。我再说一遍哈，当我们自由的去犯罪的时候，不自觉的被律法给套住了。哎，你犯罪了，啊，犯罪就必要死啊，对吧？要判刑啊。所以啊，我们知道。 立法的功用呢，不但是让我们知罪，而且定我们罪，最终还有一个全名叫判我们死刑啊！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要用他的律法来审判这些万民嘞，啊，哎，所以说，律法说我们越是自由的犯罪，我们就越不能够自由地挣脱律法的捆绑啊，这是我们的自由。那你为了不信主的人？ 啊，有没有立法限制啊？有吧？有啊！不信，主的人神也放进他们里面有什么良心？良心的功用就是是非之心呐、啊，你你你，我举个例子啊，我今天张主任向我举这个例子，突然间想到，啊，是有人告诉我，原来说在德国，呃，开高速公路不是没有限速啊，开多快就行是吧？哎，那这有个德国鬼子呢？上美国来了啊！ 美国来以后呢，他也不知道，他俩猛开，正好我坐旁边呢。我说：，不能这样，我说这边限速七十，哈，你开一百那肯定，啊，就要什么，呃，就要警察就来了啊。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犯法了，对吧？哎，但是他知道了，那么他就，他就心中有责备了。同样情况下，我们是信主的，那不信主的人呢？ 他犯了法，他心里边害怕不害怕？害怕。那么杀了人以后，他到处窜跑，是吧？哎，他这这良心嘛，就是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良心，就是律法，啊，就是律，啊，就是律。但是呢，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条有条文的律，这叫什么？摩西的律法，上帝的律法，西奈山的律法。 都是上帝给的律法，对吧？啊，那是条文的律法。那所以说，他们也有是非之心，也有这个当受到审判。我说主要提到这个律法，就是因为凡是在律法之下的都要受到审判啊。在摩西律法之下的犯了摩西的律法，要受到摩西的律法的审判。 在上帝给那些还没有摩西律法的，但是有良心的犯了法的，上帝照样用是放在他心里面的是非之心来审判他。所以说，上帝要审判万民啊。那人犯罪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了律法，他就没有自由了，对吧？因为律法约束我了，我就没有自由了。所以我们的肢体。 交给罪的时候，把我说叫肢体的在律法之下就叫奴仆了，奴隶了是吧？什么叫奴隶？奴隶是要听主人的，自己没有人身自由啊，这奴隶啊。那么罪就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干什么呢？当奴仆不是罪，在我心里面当王，指挥我干事啊。所以我心里边想干事的时候呢，他让我犯罪，我犯罪就是违背律法，律法就。 辖着我啊，律法就名正言顺的来审判我。所以犯罪的人不是享受最终之乐，犯罪的人是让罪在我心中做王来折磨我。我再说一遍哈，犯罪的人不是享受最终之乐，犯完罪以后呢，是让罪我在我心中做王来折磨我。啊，那怎么办呢？ 保罗就用夫妻的关系啊来做比喻了哈，这是我们今天学的啊律法和信徒的关系啊，他用丈夫和妻子关系来做比喻。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妻子不能归别人，他说否则就是淫妇了。可是如果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那如果这个丈夫呢很强壮，他就是不死，那怎么办呢？ <laughs> 哎，他就是他就，哎呀，他对妻子非常苛刻，就是说呢，必须严格要求你，这个地方脏脏了你得擦干净哈。哎呦，这个这个丈夫比这个妻子还会唠叨，说回来以后就是，啊，就没完没了，你必须这样，必须这样要求，让他喘不过气来，知道哈。 哎呀，这个妻子说，那我妻子没想让他死。妻子说呢，哎呀，我我用我的行为感化你哈，我我我就做的更做的更好还不行还不满意，每天就是让他就是唠叨我没完没了哈，就是 <laughs> 呃什么都不满意。这妻子是想，哎呀，我本来想用我的行为来感化这个丈夫，但是丈夫不买账。哎呦啊，我想我希望我丈夫有朝一日能够知道他错了，但是丈夫呢就是不不改变。 不但如此，他变本加厉，比以前更加苛刻了。哎呀，最后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活不下去了，我，我就盼着丈夫死吧。哈哈哈他死了也管不着我了哈。哎呀，这盼这一发现，这丈夫太这这个基因太厉害哈。他就是不死，我也不能拿钥匙把他钥死哈哈。然后呢，不但不死，他还有长生不老的迹象，那没办法。了。 这妻子一看绝望，最后什么了？哎，没有一线希望了，忍受不了了啊！呃，干脆我死好了啊，一死了之啊！于是妻子就自愿死了。死了以后呢，丈夫一看他死了，我管不着了，给埋了，嗯，埋了，管不着了啊！一死了之，但是他不是谁 <laughs> 一死了之啊，他以为彻底解脱了啊。但是这突然间有一天。 这妻子又活了，哈 <laughs> 哈！从地里边出来了，哎呦，这出来以后呢，她就不认丈夫了。我不认你，我是新人啊，嗯。所以她死的时候呢，正好啊，也巧了，她抓人是和耶稣没一块儿了，哈哈。抓着耶稣，耶稣复活了，就把一块儿嗯带活了哈。她就找到新的丈夫了，新丈夫是谁啊？耶稣啊，所以说呢。 这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保罗就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人，这个丈夫太壮了，他死不了啊。但只有他死，他一死就像这个律法死。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律法已经死了，就这个意思哈。因为丈夫看妻子死了，妻子呢是死人了，嘛，也看丈夫是死了，他管不着我了，就这意思哈。所以说，对我们律法死了。 因为立法不能再辖制我了，那我看立法的功用死了，死了呢？我看他死了。立法真死了吗？没有，啊，所以说关键问题又在这里了。这因为为什么有许多信徒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遵守立法？因为立法还在那儿，还没死啊，是吧？哎，还没死呢，呃，还存在呢。就是说这个。 不但我们说没死，连耶稣都说了，是吧？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 a c c o m p l i s h it，就我来成全它啊！但是律法对我们信徒来说，它的功用已经死了。我再说一遍哈，律法对我们信徒来说，它的功用不管用了啊，死了啊，死了，它不不能再判我有罪。 无罪了，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啊，对于很多立法主义的人来说，他去说这个人有罪，那个人有罪，这叫 judge，啊，叫 judge others，do not judge，啊，这个 judge 不是说批评，说子民或者弟兄，你这个事做错了哈，你不应该这样，你要好好的读圣经，这叫爱心的劝勉，这是在上帝面前结果子的。 不要不不不能混淆了哈，什么叫站着？站着就是大法官啪一拍，你有罪啊，定你的罪，就要定别人的罪，啊，来审判别人，这叫站着啊。那，律法对我们来说，它的功用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从这律法当中，领受了祭祀制度，所有的祭祀的制度死了吧？死了。我们原来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前，他不能来到，他先。 牵只很好的牛或羊，而且身上一点残疾都没有，是吧？然后把它杀了，然后献了祭，血抹在这个大祭司身上，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祷告啊！啊，这个我们还遵守吗？不遵守了，废除了啊！这废除了啊！这个对我们说没有用了啊！立法很多东西，立法很多的条文对我们来说不管用了啊！那么立法的功用到一定的层次。 啊，就止住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呢，现在有的时候他们真正遵守律法人还献祭啊，那是不是信耶稣的啊？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实际上是定罪啊，你知罪定罪，然后呢，就是来领受咒诅和刑罚啊。那我看律法死了，因为律法不能再定我的罪了，我已经脱离律法的这种定罪了，对我的咒诅了，我就脱离了。 所有抵触律法的事情，而领受上帝的愤怒，这些我都脱离了啊！为什么呢？对我不管用了啊！说律法这一方面的东西不存在了，因为我已经死了，因为我本来是向丈夫呢是顺服的，我想改变他没改变，所以我死了啊！死了以后的话呢，这样的话我就彻底脱离。了。但是最奇妙的就是。 今天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复活了，啊，就是这个原因哈。耶稣为什么要死，也是这个原因啊。耶稣死，必须要死，就是来承担我们不能完成律法而得罪上帝必须死的死啊。然后耶稣活，也是为着我们。 这些什么，在上帝面前蒙耶稣悦纳的，上帝给他的预定得救的人，再让他活过来，永远活着啊！所以耶稣死不是因为他受咒诅死，耶稣死是因为他有这个人的身体，他可以承担我们的罪，但他的神性，他的灵命没有死，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 他是永远活着的啊！那刚才我讲到这个问题呢，就说为什么我们向立法死？就是因为我想改变丈夫，丈夫呢不领情。我想过美满的日子和丈夫一块儿，是吧？妻子想过美满的日子，但是日子不美满啊，就是让我喘不过气儿了，最后死了啊！这就是事与愿违，这就第一点哈。 事与愿违，苦难当。第二点，依靠基督的释放 （deliver through Jesus Christ） 啊。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到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人家问的问题呢都不简单的哈。哎，问完以后呢，又没法回答了，说等等，你找牧师是吧，哈，我回答不了了。那刚才我们谈到什么了？谈到了。 丈夫太苛刻，把妻子逼死了啊！本来是一死了之，这个妻子，但是呢，他没有一死了之，他要一死永活，哎，这多好哈！一死永活，那我不死，我永活不行吗？行不行？不行，必须要死。圣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 死后怎么来着？切有审判，哎，其实呢，这句话呢就包含着复活在里边了，是吧？你你审判死人怎么死人？你怎么审判是吧？这个审判就是说呢，不是我们的复活了，我们是什么？和基督同复活了，同死同葬什么同复活？不信主的人。 恶人能复活吧？也复活。他们复活完了以后还死吧？嗯，他们叫叫什么？一生两死，我们叫一死两活，是吧？哎，那我们第一次出生，嗯，第二次出生叫一死两出生两生啊。 第一次是父母生，第二次是什么？圣灵生啊！但是恶人不信主的人呢，叫就生一次，啊，死一次，自然死。第二次叫什么？永死啊！这就麻烦了。所以我们 <laughs> 想到这一点，一定要抓紧时间传福音，真的哈！哎，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这是很难过的事情。我一想到这一点，永远呀！ 永远呀！所以我为什为什么我又老唱那个“永远，永远，永永远远”，你要如何独自永远？所以是这个歌呢，我从小我就唱。我为什么呢？我就想，那是我我我对于这些世上的人、下地狱的人，我真的是心里边很同情，你知道，因为他永远没有悔改的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恐怖的事情，是吧？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一点，我们从心底里面要去传福音，啊。那么，这就是最奇妙的一处，就是说，这个妻子死了，抓住了耶稣，耶稣复活了，他又活了，啊。这就是最奇妙的一处，啊。这是复活节，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啊。那么，妻子复活了，啊。 万福不能再管辖他了啊，这就有苦变甜呐啊，就先死后活。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第二十五节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是吧？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什么罪的律了。 所以，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顺服罪的律，苦不苦啊？苦苦不堪言，打天天打那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征战，怎么征战？征战，征战，肉体和灵征战。 我灵，我愿意说服谁？我愿意更投出喜悦，我愿意悔改，我愿意不再提升肉体，我愿意不再想自己。那个肉体说不行，你这样不对，你一定要体现肉体。你说你原来什么样，你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就从心底里边来挖苦你，来折磨你，对吧？哈，哎，说打打打打。 打完以后呢，我一照镜，子一看，哎呀，真是啊，这么可怜这个人，哎呀，满脸皱褶，你看，哎呀，太可怜了，自己还理理自己，这叫什么？这叫自恋。人要自恋， <laughs> 最后什么？最后就陷入魔鬼的轨迹，对吧？哎，这叫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什么来着？圣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谁会背？ 是，是个胃，大声说，说算不要紧啊，我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圣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就这意思哈。所以说，肉体和圣灵相争，哎，很苦啊。 这就是为什么呢？苦到最后了，就自杀，就一死了之。但是死了以后的话呢，不是了之了。这章第七章啊，啊，老马说第七章告诉我们：一死永活，啊，死了以后永远活着哈。我们的死不是自杀，我们的死是向律法死；我们的活是什么？就是说，律法过没关系了。 啊，就是跟我隔绝了，立法没有办法管辖我了，立法管辖我，立法没有办法管辖我了，我是不是可以随便的违背立法，随便的犯罪啊？是不是？绝对不是断乎不可，对吧？第六章告诉我们断乎不可啊，所以，立法圣经要告诉我们立法的设立。 不是为一人设的，律法的设立是为什么罪人，对那些违背神的律法的犯罪的人设立的啊。所以说，律法为什么管不着我们？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被称为义的艺人，不是说我原是艺人哈，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是被称为义的艺人。说每一句话都要很严谨，要不然的话就有人找茬了哈。 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义人，所以说律法的精义就在义里面啊！我再说一遍哈，律法的精义就在义里面，它在对于所有的义的人，他管不着啊，它的设立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愿意受服神的律，愿意受的约束啊，不改变。 我已经得救了，我在基督里面已经变成新造人了。现在我不再说服律法了，我说服谁呀？我说服另外一个丈夫，这就是耶稣基督，就这个原因哈。那就像一个寡妇，她改嫁了啊，她又又找个丈夫哈，那她又永远就说服这个丈夫啊，这叫新的归属。 我再说一遍啊，叫心的归属，归谁呀？归于耶稣基督啊！他用爱吸引我们，他用他的死救赎我们，他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这是耶稣基督啊！那我们从最终出来以后，我们的义就是罗马是告诉我们的，我们叫因信称义，就这个原因啊！信主。从前我被律法辖制，我得救以后。 啊，就被称为义了。但我成为义以后，我不是说可以随意犯罪，我是在义之下的受辖制者。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在义的管辖之下，在义之下的受管辖者啊。那我有了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不放荡，就这个原因啊。我不能够把耶稣基督从十字架啊，我的自由是在新生命里面的。 在新生命的原则之下，受约束的自由。我再说一遍哈，我的自由是在新生命的原则之下的自由。啊，刚才我说了，耶稣带来的是更严格的律法，对吧？但是呢，他给我们的啊，爱远远大过他对罪的惩罚啊，他的怒气。 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什么恩典呢？是一生之久，没办法比。所以说，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结出新的果子来。这但是律法和救恩啊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啊，律法的结果什么？律法审判的结果是。 定罪知罪受咒诅，定判死刑啊！简单来说，律法的结果、审判的结果就是定罪判死刑啊。恩典所带来的果效是什么？让你知罪啊，知道罪了，但知罪，然后呢，赦罪得永生啊！多么好啊！这律法和。 点相比哈，律法审判人结果是定罪判死刑。救恩原审判人，结果是赦罪得永生。啊，所以说如果没有律法，我们怎么知道救恩是恩呢？上帝的奇妙就在这里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 不被律法所审判，我们要感恩，就这意思哈。耶稣是审判官，他和地上的大审判官不一样。大审判官、大法官坐了一坐，认罪不认罪？认罪。杀过人吗？杀过，杀过几个人无数。好，判死刑。但是呢，耶稣也是大法官。 认罪不认罪？认罪，杀过人吗？杀过人啊！但是你，我全部给你一笔勾销了，得永生。为什么？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信耶稣了啊，有耶稣的保血。这就是什么？呃，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这个在我们身上发动了死权，没用啊。为什么？因为我。 和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在基督里面的死，我是在基督里面的死的死，那么我也必定和耶稣同活，因为耶稣活了啊！所以我在新的丈夫之下、新的管辖之下，在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下，我完全自由了。但是不是因为？ 我轻看律法，不是啊，当初这个妻子死也不是因为轻看她丈夫，而是什么？而受不了了，对吧？受不了了。所以说呢，他不是因为啊，律法的救恩，律法的救赎，啊，不可能给我带来希望啊。啊，律法的意义就是说呢，他让我知罪，所以说。 律法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律法本身是良善的、公义、良善、圣洁的。律法本身不是坏的啊，律法本身是公义的、良善的、圣洁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一开始我说过，律法的公义、良善、圣洁是万代长存，永远不会啊消失的。 这是他的功用，万代长存啊！但是我现在不在他管辖之下，就这意思哈。所以在主里面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嗯，反正圣教也没人不让我醉酒啊，不不让我抽烟啊，嗯，吸烟。我我说的没让你吸，不让你吸烟，没准那时候还没烟呢，你说不让你吸烟啊？ 啊，圣经上也好多人没说呀，啊，也没说这个这个什么很多的罪他没说呀。但是呢，圣经里面的它的总的前后一贯的原则，都给我们解答了所有的问题，包括同性恋的问题，包括你吸烟的问题，包括你所有的问题啊，都有。 吸烟是什么？吸烟可以归纳到哪里啊？体贴我的老肉体，对吧？啊，让我怎么享受怎么算啊？最后上了瘾了，没办法了啊。实际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不能体贴肉体啊。所以说，凡是体贴我老肉体的，凡是贪心的，我都不能干。贪心是吗？是万恶之根呐。际上说，嘿 <laughs> 这也很严重。 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所有的恶都归纳到什么贪财里。所以说圣经太深奥，圣经所有问题都给解答了啊，没有一处不解答的。所以说这就是圣经的完全性、完美性、完善性。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刚才我问的问题。 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就是要活在复活的耶稣面前，因为我和他同死同葬，受洗同死同葬，同复活了，不是说同死同葬完了，还有复活，我已经复活了啊！所以说，我要活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啊，靠主得胜，不靠自己的力量，这最关键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够。 挣开，挣开什么？挣开律法的锁链，律法套住了我，啊，我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挣开锁链，挣开锁链不就完事儿了，哎，很好了，我我再去犯罪去。不是，挣开了锁链得到释放了，不再犯罪了。耶稣说从此什么，不要再犯罪了，是吧？哎，那。 保罗，所以保罗说：“当我们试图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行善的时候，行出来的不是善，行出来的是什么？是恶，就是这个原因啊，叫事与愿违，结果最后把我们掳去了，叫我们服从犯罪的律。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啊，所以原来保罗发现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谁呀？” 啊，我们仇敌不是别人，就是我。啊，我再说一遍哈，我们的仇敌就是我自己。战胜了自己，就能战胜魔鬼；战胜了魔鬼，就能战胜世界。啊，不能反过来，啊，反过来啊，就是节节败退。啊，正过来，我刚才说的顺序，节节得胜。 所以，我和我的身体要征战啊，要征战。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吧？”哎，我攻克己身，我先把我自己这个堡垒给攻克了啊，让他服从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啊，要想到这一点，我们要从心里边战胜自己。我告诉你，我今天讲这个，有抑郁症的人都好，对吧？ 靠！ <laughs> 你大部分忧郁症，你看都是什么？你还有人老洗手哈，手都洗破了还洗哈，就是洗完了手就是不干净是吧？压抑。我跟你说忧郁症就是想自己想啊哈，想自己哈。你不信？你照个镜子回家以后，你看，哎，我真可怜！看照了三天忧郁症的迹象就出来了哈，我太可怜了，我都这么可怜哈，嗯。 <laughs> 我告诉你，最好的有一这本书，我我原来就说了，啊，最好的心理学的书，啊，我上神学时候要学心理啊，心理学，但学上神学学心理学啊，学着学着就学歪了，你知道吧？用人的办法把人的能力放里边去了，说最好的心理学书不要去看人写的那些，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人写的心理学的书啊，那个写书的人，当不住以后就得了什么？ 忧郁症了，哎，神写的书最好的心理学的书是吧？哎，这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靠神才能战胜自己啊！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又又光说这句话完了， <laughs> 那我们就没希望了。苦啊苦啊苦！但是他说什么？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这是，我跟你说，这是。 伟大的觉醒，这叫保罗伟大的觉醒，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当我们成为圣徒，我们一定要不发现自己，自我仇恨自己啊，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敌人就是我啊，谦卑自己啊，然后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发现神的旨意，奇妙无比，神丰富的恩典。 太多太多，神给我的喜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哈。所以，当我们靠自己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罪的征服之下啊。但是，我们如果挣脱了这些，我们不靠自己了，我们就能战胜这些。靠自己更痛苦，靠主战胜痛苦有喜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保罗不是说到这一句话完了，二十五节说。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就能脱离了。所以保罗不是说我们要切断自己，把自己什么啊？我我切断了啊！你呃，咱们举个例子吧。你赌博的人多，我就是不赌了，或者我又去赌了哈，没办法。后来以后，我哪只手赌了，右手嘣开下来了。这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哎，带着没有手的手艺去赌博去了，对吧？哎，不是残害自己啊，哎，你要靠着主，不是靠着自己啊。那这个其实呢，有很多这个宗教呢，它是伤害自己啊。那个印度教啊，印度教呢，他为了。 苦在自己为为了要让自己啊变成圣洁，睡在钉子床上，底下都是钉子，底下扎的哈，哎，那天主教呢也是苦在极深了哈。天主教我告诉你，天主教很多错误，所以说天主教被列为异端了哈，哎，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我圣洁，他真钉十字架，拿个十字架来后，钉上去竖起来，那血哗哗流啊，这就是这你没用在。 没有用，靠自己没有用，靠主要效法耶稣基督啊啊！所以保罗在这提到了犯罪的人心中非常痛苦，所以提到了圣洁的人啊心中的挣扎啊。所以说，他说怎么解决呢？啊，感谢神，靠着爱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就基督教一代的向一再的向我们证明了，我们什么不是说。 我自我惩罚，自我拯救，不是，所以这就是那天有个呃弟兄还是姊妹问我这个问题：到底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怎么区别啊？基督教不是自我克制、自我去这个这个叫什么苦待己身，然后呢变成圣洁，不是啊，不是，这是最大的区别和其他宗教。其他基督教是，我靠我的自我的。 修炼对吧？哎，我能够修炼到几层几层几层，不是啊。所以，我们靠的主，我们不是靠着立功之法，我们靠着得救之法啊，靠着主耶稣基督拯救啊，我们才能啊，真正的这是为神而活，一心一意为神而活啊。这个，那你说到底上帝？ 颁布立法干什么呀？是吧？这就回到一个问题：这没样那么复杂是吧？让人遵守遵守遵守，人又不能遵守，最后的话，啊，这个太复杂了，还得再派他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说是这一整整个的是吧？创造，让人在乐园里面再放一棵树，引诱人犯罪。 <laughs> 这有些人遵守问好多问题，那他就没办法了，他吃了吃了以后死就领导世界了。 死的段时间要受苦，要要什么要有病，要受到灾难啊，要有心中的忧伤。最后的话没办法了，要死了，没希望了，怎么办呢？上帝说不行啊，我再把我儿子派过来吧，替你死，这太复杂了，这上帝太麻烦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为什么？其实我今天讲的都讲完了，我就最后做个总结哈。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吧哈。 我们知道，我我小那时候的话呢，不像现在一样。现在其实好像农村也是家里边不是说都有这个啊冲凉的、洗洗洗澡的是吧？哎，那时候的话根本很少，谁要家里人洗澡那都是叫万元户是吧？还叫万元户？ <laughs> <laughs> 那怎么办呢？啊，嗯，就是有有一个传道人给我讲个故事，他说他们这个传道时候。 有有弟兄啊，上河里边去游去洗澡，对吧？上河里边哈。可能咱们小，有些老人的话，小时候也都是上河里边是吧？河河是去去这个去游泳去洗澡，对吧？哎，那这个呃洗澡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呃河水啊清澈的河水，是吧？在里边啊洗的时候又凉爽又痛快。 也没有人啊，哎，这个这一天呢，算是有十多个弟兄们去洗澡去了。洗澡呢，有一个弟兄，嗯，有弟兄啊，他呢自己他说我是游泳战将，我得过多少多少冠军啊，哎，这个但这也巧了，别人都不会游泳，就是这这弟兄会游泳哈。 他这个得过很多奖牌，嗯，他们都去洗澡去了。哎呀，在里边洗，但是水呀，刚下去的时候呢，有点凉嘞，是吧？哈，这洗着洗着，有一个地方抽筋了，啊，抽了筋了，哎呀，这一抽筋在水里边的话，他就没办法，了，就这，他挣扎了，还抽筋了，抽筋了，越越越挣扎，一般都是越远，越离岸越远，你知道哈，哎。 这这个我小时候经验这是哈，我不会游泳，时候就常，哎，越挣扎越远，越挣扎越远，哎呦，眼看着就哇，救命啊，救命！这抽筋了，哎呦，大家这时候的话呢？目光全投到那个刚才吹着自己会会游泳的人眼身上了哈。这个弟兄呢，嗨，他怎么，他这个装汉没啥他哈，我自岿然不动啊。这 <laughs> 这这没办法。后来我就说了那。 家如一边那个，所以看着弟兄确实不行了，就快淹死了，就就是哭着喊着：“弟兄，啊，你你怎么这么狠心？赶紧的，怎么你们刚才说你会游泳？你赶紧救他去啊！”他装听不见嘛，他啊，他就在那看着，然后一动不动。哇，这旁边人就气坏了，这弟兄姐妹，这弟兄们还没有姐妹哈，呃，然后就说：“哎，你说这就是。” 平时说你又爱主义什么，这一看出来，我可看透你了。这，大觉得我可看透你了。 <laughs> 他还是无动于衷。后来，又这个弟兄呢，就奄奄一息的，就这样死了，就就就啊，没办法了，嗯。这突然间，这会游泳个弟兄一看他，哎，马上就要淹死了，没劲了，三下两下游到游到他跟前，一把抓住他，就把你听小鸡似的给提上来了，哈，哈哈。 <laughs> 哇！大家都欢呼雀跃，感谢赞美主啊！哎呀，真是感谢主哈！哎，有一个弟兄来了，指着他头说：“ <laughs> 这个，说他，说你这个，哎呀，真是！我平时看你非常爱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弟兄像你爱自己的性命这样爱的哈！真是说呢，你太爱自己了啊！你最后不行了，你可能良心发现了，你去救他，是吧？啊，哎。” 你要是真是早一点下去救他的话，他不地这个地方少受点罪吗？喝了一肚子水，是吧？哎，你让人这个地方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呢一点也没有生气。他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要是早一点下去的话呢，不是死一个人，死俩人连我一块儿都死了啊。他一般的人在水里的时候是控制不住啊。他根据我的经验，他他要死抓住你。 他死抓住你的时候呢，你就根本就没法游泳了，俩人一块都淹死了啊！他说有经验的是看他挣扎挣扎，最后呢没有啊，不能自救的时候，不能自救才能够去救他。他说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哎呀，大家说原来如此啊！原来我还没看透你的事儿， <laughs> 我看透你了。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无力挣扎的时候啊，神才动工。 我们没有办法挣扎了，我们在律法里面没有办法挣扎，神才动工。说当我们把事情放弃的时候，神才会拿起来？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看见人头的尽头的时候，神在救我们。这就刚才我们最终的题目就是：信徒和律法的道理就在其中啊！愿神祝福大家啊！我们请弟祷告。